เอเดโถเอเดคาเอเดซัง 那我们读过很多书，学过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啊，有的人甚至是硕士毕业、博士毕业啊，在做的。那么学了那么多的知识，看过那么多的书，那么你还苦？ แต่วิชา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ติปัฏฐานสี่นี่แหละจะ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่างแท้จริง为什么烦恼依旧啊缠绕着你呢？มนแต่นะ แค่ทำแค่นี้แหละมา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เอง แค่ยกมือ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แค่เดินจนโกหรือแค่ตามรู้กิรียนบทต่างๆ 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 嗯，那么六种禅啊，就是啊，佛陀教的四念住的方法。那么通过简单的身体的动作啊，大家就能够看到自己，就是这么简单的手部动作跟进行。当我们开始考虑，度快乐位，的拉杆。

他的老师才告诉他啊，这个法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学习的。好，开始入我们呢，或者是那个突破的路，龙的路，它的方向嘛，是突。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ความ善良的人他才会去找自己的毛病 才会去看自己这个问题。那一个不善良的人，他不愿意从自身来解决问题。หรือ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ในรูป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บ้างหลงในรูปของคนอื่นบ้างจนเกิดการแย่งชิงการ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ปะกินตกแต่งอะไรทั้งนั้นมากมายคืออ一个不善良的人很希望去改变外界的东西 因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错，他认为自己都是正确的。那那皮肤，好多肉吗？对不对？干，然后粗，黑，然后粗，最后它会变白，然后接着粗，它变成这样子，你都几公几差了。那么我们从早到晚在这里用功，就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身，身体的身；一个是心。 那么这个身呢，啊，我们大家因为这个身苦的太多太多了。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นะ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ของรูป โดยใจที่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แม้ตายจะแก่ขึ้น แม้ตายจะเจ็บแต่ใจ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แก่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เจ็บและ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ตายของรูปือ 变化啊，从最啊，小的感冒到有些人会得一些不治愈的疾病啊，所以说告诉大家，生老病死是正常的，不管你怎么离开这个世界，早晚你会生病，你会离开这个世界。 这是正常的，也是自然的。เกิดจาก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ไม่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เราอยากไปฝืนแต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ฝืนจนถ้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นะ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แค่ดูแลรักษาลูกให้พอ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ยู่ได้ไม่ใช่ฝืนสังขารร่างกายนั่นคือใจเรา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ก็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ถ้าทำแบบนี้ได้ ไม่ทุแล้่กข์那么生下来以后 我们不愿意老，不愿意病，更不愿意死，所以我们就拼命的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，让自己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啊，然后啊，还啊想出各种各样，不管是正常的、不正常的手段，来延长自己的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。那么这不是。 他会这样而不去执着于老，执着于病，执着于死，那么彻底的，就是说，彻彻底的从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，心解脱出来。 ไม่จำเป็นต้องทน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อาชนะมันแต่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ให้มีความอดทนในระดับหนึ่ง แล้วก็ปรับ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ในขณะท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่านั่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่าเดินก็ขอให้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ย่างมีสตินะ那么啊，不执着身体出现的任何一种状况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怎么能不执着？作者说，认清事实真相。 就是会病，他就是会老，就是会死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你认清楚他，当下承担他，啊，让这个心变得更自由，而不被老病死控制。啊，这个心更自由、更正常，啊，这不是消极的，这是最积极不过的。 คือเรารู้นะว่าขามันปวดนะก็รู้นะพอ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ปวดพอสมควร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อย่างมีสติแบบเนี้ยเราไม่ถือ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 แต่จะนั่งมันหาให้ปวดหรือว่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ปวดนะใจเราไม่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รูปมันธรรมดาก็ต้องปวดก็ต้องเจ็บนะ认识事实真相，愿意承担事实真相。 就是说：“比如说很简单啊，这两天我们每一天坐在这儿，有的人在告诉我们他腰酸，有的人说他背痛，有的人说肩膀疼的不得了啊。那他不断的在变化啊。第一天有的人说疼，第二天有的人说不疼了啊，很好了啊。那么我们主要是要学习，在它变化的过程中。” 你能够承担它。认清它的事实真相就是它在不断的变化，而且它一定会，一会儿这疼那儿疼，这是事实真相。หรืออย่า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ก่อน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ลองวดอาหารคิดว่าลูกมันพุ๊โปุ๊บก็การกินลองวดสักนิด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แบบไหนอยากจะอดให้มันหายทุก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ยิ่งทุกข์มากกว่า 那么在家里，你疼一点点，你就马上想办法，我要去找医生，我要怎么怎么样，要去改变啊！在这里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七天内，你一忍，它会过去，因为一切都是在变化的。那么就是要学习事实真相是什么，然后它是如何变化的，不管它怎么变化，我们都能够当下承担这个心。 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จะ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รูปว่ารูป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แบบไหน ว่ารูปมันมีการ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อย่างไรว่ารูปมันบังคับบัญชา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มัน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นี้ใจก็เกิดการยอมรับ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ตรงนี้อืม大家一起来想很重要哦啊，如果 这个身体是我们的，是你认为的我的身体的话，它为什么整天在变化？你不希望它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一会儿疼，一会儿不疼的，可是它为什么整天在变化？不管是在这个禅期上，还是你的生活中，一会儿它会这样不舒服，一会儿它会那样不舒服。如果它是。 的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听你使唤？สังเกตไหมการเข้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ของเรื่องรูปเนี่ย มันแตกต่างจากการ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ื่องตายอย่างพวกแพทย์ที่เขาเรียนศึกษาเรื่องสรีระเรื่องโรคภัยไข้เจ็บ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รู้จักเรื่องอวัยวะเรื่องโรคภัยไข้เจ็บแต่การรู้จักเรื่องรูป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ข้าใจ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 ม้แต่รูปของคน รูปของสัตว์รูปของทุกสิ่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ฎ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มันต่าง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สรีระตางการแค่ย์างเิียตาที่มัน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ไปตามตาม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ตามบุคคลตามสัตว์ตามอะไรตาม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ไป很重要。或者说，如果它是你的 你为什么控制不了它？你为什么完全控制不了它？它不停在变化，你就跟着它烦恼啊。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你的这个身体？好，之前讲到，我们学习这个东西，跟医生学习的。 研究我们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不一样，我们研究的更加的深，深入的深。或者说，医生研究的是身体的身，我们研究的是色相的这么一个色和相啊，也就是我们大家回去看看书上有写啊，身和心，明和色。 那么作者说，你看到自己的身体的各种各样的变化，你发现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那么也告诉大家，没有一个真实的你，你的身体只是一个四大的因缘假合一段时间而已，时间到了，你调起上火来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么在你认清了这个色身的同时。 外面的所有的色相，没有什么区别，跟你的身体，全部都是因缘假合啊，假合到一定的时间，它就会灭掉。มันมากแต่จ่ายมาก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เริ่มปัญญา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ื่องรูปเนี่ยเนี่ยแค่รูป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ทำให้เข้าใจรูปรู้สิทธิ์เทียบตามตัวเป็นจริง 风独不生粗、不生细，风独的生粗、或粗、或细、或细的，这些念头。啊，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啊！就是要从实修中才能看到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，从自己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变化，可以看清楚宇宙万物的各种相、色相的变化。 那么没有一个真实的你，无我，那么也就无人，没有他啊，那么也就没有众生。那么大家慢慢的去在接下来的几天，好好的去体会。 แต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ยึดมั่นถือมั่นนะเข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รา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ตอนนั้นนะมันแตกต่าง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ตรงนั้นแต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สังขารร่างกาย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แต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ยึดมั่นถือมั่นมันไม่มีมันแตกต่างกันที่ตรงนี้那么原来我们是我的身体，我感冒了，我不舒服了，我生病了。接下来就变成了，哎， 这个身体他感冒了，他不舒服了，他生病了，他又酸了，他又痛了。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รูปต่อไปสติมันก็พัฒนามาเข้าใจ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ธรรมนามธรรมคือ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จับต้องได้ แต่จิตใจสามารถรู้สึกได้สติสามารถรับรู้ได้ 心呢，啊，要做的事情是认清事实真相，而不去执着它。啊，作者又问道：有谁从小就没有病过一次吗？连甚至于感冒头疼都没有吗？一定会有的。认清事实真相，不执着，不管这个身体这个自身如何的变化着花招来骗我们。 都能够认清事实真相，不执着啊，轻松的不理他，回到当下就是。有没跟鼻炎打，在高发阶段内，他怎么打？打，闭气，目送，看到鼻塞就打，鼻子打。不是啊，不让你去啊看医生哦啊，身体有病还是要去看。但是我们从这个色身的变化。 想让大家去理解更深层的东西，那就是没有你认为的真实的你的身体的存在。แต่เนี่ยสติ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ธรรมหรือจิตใจได้ชัดเจนนะเห็นถึงอาการทางจิตใจ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 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ได้ 那么身体变化的生灭的同时，也可以清楚的看到你的心念的变化。啊，没有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会很自在，这个心；稍微有点不舒服，你就开始担心，开始疑虑，是不是病了？当医生给你诊断以后，你就病了，你的心就像堕入了地狱一样。 那么的痛苦，我生病了。从这个过程中去看念头、心和我们的身体一模一样，是不断的在变化的。听完了课，เคยสูบบ้างเคยกูบบ้างเคยรับโทษปวดหลงเคยหัวรอกเคยร้องไห้เห็นแต่คนคนแค่ไหน？嗯。那么啊，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。 开心、伤心啊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大家有也会这样，有谁有过这些状况？请举手。看到可以打，不慌不忙也没，呃，不就变要让开，不就，不就变要变开，对不？我们能控制得了自己，让自己总是调平行线。 调平你的线，没有一会儿起，一会儿哭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伤心的，我们能控制得了自己吗？บางทีบางคน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แ้ก็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แต่บางที เราก็ไป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ป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ก็ไปปรุงไปแต่งต่อนะมันก็เล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ไม่ได้

这样做的原因是，你可以看到新的不断的生命。大家注意听，刚才正在讲的是身，身体的生命变化。那么现在讲到了心，跟身是一模一样的，也是不断的在生命在变化。 比如说啊，我们正在开车啊，突然有个小朋友、小孩子出现在车前面，那么你的反应是冲过去？ 用到它，还是说你要上去呢？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คนขับรถเป็นก็ต้องหยุดใช่ไหมหยุดรถไม่ไปชนเด็ก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 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ทำร้ายคนอื่นผิดกฎหมาย那么一个正常的清醒的人会马上踩刹车，不会去啊伤害到别人啊是吗？แต่เคยเห็นไหมใน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ที่ความกลัว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ก็บอกนะ เออ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แต่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ด้มัน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ว่าขับรถไปแต่เออโกรธอยู่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อื่นนะแต่เบรกไม่ได้มันก็เป็นทำร้ายคนอื่นตัวเองก็ทุกคนอื่นเขาก็ทุก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ม่รู้จักเบรกหรือว่าขับไม่เป็นขับจิตใจตัวเองนะ呃，当我们的贪心升起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嗔心升起的时候，有人听不懂，嗔心就是生气。 当你的脾气上来的时候，所以说你就是那个开车冲过去把小孩子撞死，的人，你就拼命的跟你生气的那个人啊，去不仅损害到别人的利益，也损害到自己的利益。可以，就是买东西，我够痛快的，好被打，好被砍来，好被，是觉得够。 มันมันกิเลสมันมาต่อรองนะมันไม่หยุดโกรธทันทีมันขอเอ่อไปทำร้ายคนอื่นก่อนไปว่าคนอื่นก่อนอันนั้นคือความโง่ที่เราไปทำตาม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ทำตามกิเลสเขาเรื่อ难受不得了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就在打架，不行，我得去骂他，我不骂他不行，难受，最后忍半天，终于 我把把人家骂了一通，然后回来，很多人常常会在后悔，哎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？但是真正的问题是，那一刻你为什么做不到？หรือว่า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คือ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นะ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อ่า มั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ได้ไอ้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คือสาเหตุที่ทำให้เกิดทุกสารพัดต่างๆ 当你的贪嗔痴的欲望升起的时候，同样的啊，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这个太过奢侈、太过分了，但是还会再去贪、再去想要啊。那么人就是这样啊，不停的在心里打架。你要能看到你的念头，你要能做得了主。 แต่ถ้ามีสติจริงๆถ้าใครเคยสัมผัสกับสภาวะสติจริงเมื่อ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สติ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ันตัด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ลงทันที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สติก็ตัดความหลงลงทันทีมันตัดลงต่อหน้าต่อตาจะเห็นอนุภาพมันโอ้อนุภาพสติมันเป็นชิ้นเป็นเองเนาะ那么一个真正的啊提起决心的人 会很有经验的告诉您，一面决心提起，不管这脾气上来的多可怕，一下就没了；啊，一面决心提起，不管看到那个东西有多么喜欢，哎，马上就平静了，离开了，走开了。 接下来你在学习动物产过程中，你会了解，就是说你会了解我讲的是什么。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ต้นไม้เอาขวานเอาเลื่อยไปตัดต้นไม้มาต่อให้เป็นต้นไม้ต้นเดิมก็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 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ขาดจากกันแล้ว สติที่ตัดความหลงตัด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จะเอ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าต่อใหม่เอ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าต่อใหม่ก็ไม่ได้ มันขาดลงมันดับลงตรงนั้นแล้ว 这个念头、这个业想要开花结果，不可能的。我看见了它，我回到了当下，我没有再继续。ตรงนี้นะ เป็นอนุภาพที่แท้จริงของสติแตกกว่ากว่าที่จะเกิดสติที่มันเข้มแข็ง มันสามารถตัดกิเลสปัญหาพวกนั้นได้มันก็ต้องเริ่มจากการที่เราตั้งไข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？这就是彻底的从生老病死以及轮回中解脱出来。所有的意意念，所有的起心动念，都是业。 เพราะที่จริงก็แค่เรามี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คอยรู้กายที่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เข้ามาแทรกเล็กน้อยละหรือบางทีมันเข้ามาแทรกพอ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ไป 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 ถูกอ่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ถูกสติมันตัดมั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สนใจไม่ขัด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 ก็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มันก็โดนตัดแล้วนนอีกท่่าหึ那一个看面来了啊，我们明天决心一起 动动手啊捏一捏手指头，回来了啊，没有再继续跟着他啊，继续住在里面啊。你尊者说不能跟着他走，也不能继续住在里面，因为越住越可怕啊。就像刚才讲的啊，本来对人家不满意，越去思维，最后就得去骂人家、打人家。但是你发现的人。 你最开始对别人不满意的时候，你就能不理他，轻松的回到当下，那你不会伤害了别人，更不会伤害了自己。เราเคยผ่านเนาะ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อยู่กับ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ตรงเนี้ยมันมีทุกอะไรมากมายนะ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็อยู่กับ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เข้ามาแทรกไม่ได้ แต่ถ้าทำ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เี็น อยู่กับอดีตเอาเรื่องสุขเรื่องทุกข์อดีตมาปรุงแต่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กังวลใจถึงอนาคตผู้มันจะอยู่อย่างไร อยู่แบบเฟ้งคว้าอยู่แบบ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ล่องลอย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จะไปสุขกับเรื่องพวก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ไปไม่ได้那ะ从表面上看啊，没有啊再去跟别人有那么多的纠结，也没有再去跟自己有那么多的纠结。 啊，就是啊，表面上看，啊，同学讲，从我们讲的第一地、顺逆地上来看，你会彻底的啊，从你的啊六道轮回中，从你的啊所有的啊生老病死中解脱出来，因为啊真正的认知啊是没有快乐，没有。 没有好坏、善恶、美丑的。บางทีเราสังเกตเลยยกมือไปเดินจงกรมไปบางทีเรื่องอดีตมันผุดเข้ามาใ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มาเสียใจมาดีใจพอเรารู้ทันมันก็ตกไป เรา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ห้ามตรงนั้นได้แต่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หยุดการปรุงแต่งตรงนั้นได้อันนี้คือ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ได้很多人说就这么简单吗？甚至说 学明白的人会发现，真的修行是那么的简单。学不明白的人，才搞出一大堆东西来。为什么佛陀会开出八万四千法门？因为众生的智慧不同，众生的因缘不同，众生的根性不同。根性就是我们讲的。 这个善良的程度不同，所以才有八万四千法门都好，但是啊，一定最后要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么的简单才能。โอเคเนาะเราก็ไปกลัวนะเราต้องไปกังวลใจไปพุ่งรุ่งหน้ากับนาโคสนะเคยไหมไปกังวลเช่นสมมติเออ 如果父母亲死，哦，哭แน่นอน。通常父母亲不会突然死，但是哭很哀，因为很恐惧。所以，所有的苦都来自于念头，就是讲过了，所以说再重复。所有的苦来自于念头，念头不停的在过去和未来中跳来跳去。大家注意，尊者用的词是跳。 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当下呢，你越过了当下跳到了未来，你又越过了当下跳到过去，你整天从早到晚就是在过去未来中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所以说可怜啊，真的是很可怜，从来没有学会活在当下，看不清当下自己的起心动念。 还一直自以为是，觉得自己是对的，这就是苦的缘由，就在这里。喏，แต่บางที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็ไปได้แล้วไปหาได้แล้วมันก็สิ่งเดิม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จะ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ไปแต่เราเดากลับมา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ไปแล้วเรากลับมาอยู่ปฏิบัติแบบนี้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你在工作的地方工作，任何一个。 单位的领导肯定是希望你认真工作，但是你人在工作中，但是你的心就在想家里，想昨天啊，过去的一些不能释怀的事情。你想一想，你的工作能做的完美吗？那么你接下来的怨，你的领导，你的上级，你的上司一定就不满意，就是再不够简单。 小朋友读书也是一样，认真的读书学习。如果他的脑子一直在想学习外的事情、家里的事情、玩的事情，他怎能读得好呢？所以，同们要表达的是，如果当下的因你种不好，感的未来果可能是好的。 ไม่ได้ไปจมกับ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สุขของกายเรื่องทุกข์หรือสุขของใจ ไม่ใช่มีการจมแค่แต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อาการต่างๆ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จมกับกับอารมณ์ใ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活在当下，不是住在你错误的认为那个长时间的当下，所以我们才每天告诉大家轻松的啊活在 生灭、生灭、生灭的当下，它是自然的，它是活泼的，啊，它是能够接受事实真相的，不断的活在这样一个当下，而不是住到一个东西里面，那不是当下。住进去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啊，完全迷在里面，迷一段时间就会有情绪的出现。 那不是活在当下，那又活在过去。เห็นกายมันยื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เห็นกายปวดเมื่อยเห็นแต่ไม่เข้าไปยึดนะเอาสุขเอา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เรื่องของกายตรงนั้น เห็นใจ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เห็นใจคิด แต่ไม่เอาไม่ไปยึดว่าใจ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ราก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เพียงแค่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เท่านั้น 那么再往下修啊，再不断的努力，你会发现觉性让你成为了一个旁观者，觉性在旁边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贪、自己的嗔、自己的痴，看到自己又陷到念头里，看到自己又活在过去，又活在未来，那么觉性就会自动的工作，自动的。 告诉你我回到当下。这个在做的时候，比我们现在讲的速度要快万倍。หรือบางคนก็กังวลหรือว่ากลัวหรือไม่แน่ใจว่าเอ๊ะแล้วถ้าเราเป็น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เลย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หรือ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ได้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ไม่ใช่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ได้ปกติ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นะ สังเกตคำว่า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ือเรา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แต่แต่ก่อนนั้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ช้เราใช้ที่ถูกใช้ทุก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ทำมันมีสติเราจะ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นการวางแผนในการพูดจาใน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ต่างๆ那么过去呢，我们是啊，只要你先到念头里啊，只要念头一来，马上陷进去啊，在里面陷了很久，有的时候五分钟、十分钟、半小时。 那么现在呢？啊，大家开始学习，开始练习。今天刚第三天，大的功夫还不是很厉害，还需要有一个下意识的告诉自己回到当下。但是练习功夫坛的老学员都会告诉你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有的人几个月，有的一人一年以后，自觉性是自动的，自动的，自然而然的，啪就回来了。 回来，他跟人说，跑到过去了，啊，又看到了回到当下；跑到未来了，哎，一下又看到了回到当下。他看到的速度比我们现在讲的速度要快得多，因为他是自动看到的，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。这些很慢，才从心上放下，从心上放下。 กำหนดอนาคตอะไต่างทำธุรกิจเร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้ได้ ใช้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ไปใช้คิดให้มันจบคิดวางแผนคิดจบแล้วก็วางไม่ไปกังวลไม่ไปพุกงเพราะอนาคตแล้ว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อะไรได้วางแล้ว แล้วก็ต่อไปก็ทำตามแผนนั้นแต่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นี่ยตอนคิดมันใช้เรา เออมันคิด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จบมาวนเวียน ตอนนอนตอนกินตอนทำงานต่างมันไม่ยอมจบไม่ยอมสิ้น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ใช้สติในการเอาไปใช้ความคิด 那么这个过程中啊，一个诀窍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多禅修行的技巧，在于你一定要放轻松啊，你一定要不断的告诉自己，从心里、从内里流露出来的那种微笑。 那就是说，这个能让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是紧绷的，能看看到自己是用想的念头中的那一念心就是觉心，能够精神起来，让自己不再去执着，不再去啊面带愁容的，让自己从内里的流露出的那种喜、那种禅悦、那种喜悦。 这就是决心。那么尊者又提到，真正的福报和功德，就是心是轻松的、自在的，决心如如的，这是最大的功德和福报。你每在讲托陀他功德地，一谈啊，他托陀他觉得哦，贪图原来，贪撇原来，被爱害原来，他托陀是为放下心。 ไม่ใช่ต้องกลัวแล้วก็เสียใจ เหมือนอย่า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ก็ต้องกลัวนะโอ้ที่บำเพ็ญทุกขกิริยา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กิดทางอย่างไรท่านก็ตรองกลัวโดยการทำที่ผ่านมาแล้วก็อ๋อรู้แล้วก็แก้ไขทำให้มันดีขึ้นเเราน่那路人常常่看到啊别人的短处和这世界上很多事情的一些的弊病啊，有些事情你可能 做到啊，能够去改变一些、一些些而已。但是有一些社会问题，有一些啊，整个大自然的一些东西，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够改变的。你自己自身的苦，你还解决不了啊，你还蛮担忧整个世界、整个社会的变化那么作者说啊。 其实，不管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有它好的一面。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心开始微笑，多看到它好的一面呢？那么，你的心从早到晚都是美好的，你看到的世界从早到晚是美丽的。修行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提醒那些。 每天脸紧绷着、臭臭的的人，提醒那些每天总是看到别人的不对，总是想去改变外境的这些人，不要陷在念头里。你苦的还不够吗？回到当下，轻松自在的跟自己在一起。来我们老，看阿弥陀，看的哇。 เหตุผลของการมีสติีมันเยอะแยะมากมายโดยไม่ต้องลงนังเลยสงสัยว่าไอ้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ผลดีเนี่ยกับตัวเองอย่างไรว่ามันมีมากมายเยคิดว่า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的美好，这一段生命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我们在学习 如何知道？知道自己，知道自己的啊身和心的无常，知道身和心无常的同时是苦的，然后再深入的修行，发现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，没有什么比这个再美好的了。那老师，到底老师给个答案，给个答案，在谈论自己呢？是。 เป็นการตัดสินใจที่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ถูกแล้วนะคือบางคนเคยนัก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ที่เมืองไทยบางคนบอ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ตัดสินใจที่ดีที่สุดใน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ได้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เขาบอ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ิ่งที่มีค่ามากสำหรับชีวิตเขา甚至说啊，他个人认为他这一生太幸运了啊，能够知道自己，看到自己。 那么他也是个人认为，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也太幸运了，你们能够来学习，看见自己，知道自己，啊，心里再也没有黑暗的东西，啊，看到的都是光明的，啊，都是美好的东西。

我们看的碟片上的啊，能够跟田较好的寺院，他从小听说哦，寺院里有维阿罗汉，他就很感兴趣。那么在大学毕业以后，要进去试一试阿罗汉是什么样的，要去学一学、看一看。没想到本来想去啊，两三个月就完俗的，没想到一下子待下来十多年啊，就是说啊，妈妈。 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啊叫他还俗的时候，他一次又一次的告诉妈我找到比啊一切都美好东西在这里，我是不会还俗的。”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ได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ำนะ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ชีวิตจากที่เคยคิดมากกลายเป็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

以前跟他说，不管读书读得多高，读得多好，一个晚班几天都睡不着觉，这样的日子没有了，每天过得自在，觉得自己很幸运。เนาะแต่ในระหว่า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อาจจะเจอปัญหาเจอปัญหาเจอความงงนอนเจอความสงสัยเจออะไรค่ะก็พยายามตั้งใจนะที่จะเรียนรู้ ที่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แลต้องผ่านเอาสติกับปัญญาเอาปัญญาเนี่ยหละค่อยๆแก้ค่อยๆข้ามไปได้เนะเจอทุกค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จอแต่เราคนเดียว ทุกคนที่เดินทางนี้ก็เจอทุกคน แต่เขาจะยอมแพ้ หรือว่าเขาจะเข้าข้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ทางเลือกี่ราต้องเลือกด้วยตัวเราเอง 你是希望继续烦恼下去呢，还是希望烦恼远离你呢？你可以选择，这是你的事情。他只是告诉大家而已，他其他事情他做不了，啊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够告诉大家这条路如何的走。你要选择继续痛苦，是你的事情；你要选择。 美好的生活是你的事情。เหมือนการงานต่างๆเราเนาะทำงานก็มีปัญหามีอุปสรรคแต่เราสังเกตถ้าเราแก้ปัญหาได้ ข้ามอุปสรรคได้ งาน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ประสบผลสำเร็จได้ 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ก็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มีปัญหามีอุปสรรคว่า แต่ถ้าเราข้ามมาได้ ก็สามารถประสบผลสำเร็จ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ได้ เช่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 昨天小班的时候，有一些人问说：“那我就没有思想了吗？”啊，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啊。所以说，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啊，他是最会思考的，他会思考，而不是住在念头里。他会非常清醒的、理智的啊去思考。 该思考的事情，然后他不会啊，这是个词那么的粘着啊，因为人一接到念头就会在里面粘着啊。那么，差不多这个事情我要如何解决？稍微思考一下，结束了啊。一般的人一件事情哎呀，只能说黏黏糊糊的，想多久都想不清，犹豫不决，为什么？ 你的脑子不清晰，你没学活在当下，你的脑子总是迷迷糊糊、糊糊沌沌的，你解决不了问题。你只有啊时常作一个旁观者，你的脑子才能够啊有点空隙，让自己清晰一下。那黑老是说，啊，打打咪开打打，啊，开开怀，戒戒毒，啊。 这是我们的，就是说很多老学员再次出现在禅堂的原因啊。那么他们要来充电啊，电不够足了，个这个电不够足了不好用了，等一下这个我们的优等店去纠结了。 所以不断的充电，但是早晚有一天，啊，你这个功夫厉害了，啊，你自己可以完全的拿捏的好你的所有的生活上多少事情。啊，เราต้การเพิ่มไหวใจรับรู้ถ้ากิอีกอย่างก็คือว่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อยากขึ้นไปเท่าไหนขึไปเท่าไหนเราควรเราต้องรู้จักความคิด

自己有的时候可能腰酸背痛，稍微敲一敲、打一打，这都是在动中禅。那么一定不要让自己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啊，要精神起来啊，要轻松的挑战自己。大家好好的记住这句话，轻松的啊跟自己啊来好好的拼一拼啊，所以。啊。 与关键还在轻松的อนถแค่นี้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แค่นี้ เดี๋ยวต่อไปสติมันพัฒน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ัตโนมัติมันเข้าไปรู้เข้าไป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เกิดปัญญาเข้าใจความจริ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ปโดยที่จะห้าม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เพราะ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ความรู้ มันสะสม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ก็ห้ามไม่ได้ 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ต้นไม้ มันปลูกลงดินแล้ว มี น้ำมีฝนมีปุ๋ย มันก็ต้องห้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ที่จะให้มันโตขึ้นมาห้ามไม่ได้สติก็ต้องเมืัเมื่อมันมีนะมีสมาธิมีปัญญาล้วก็ห้ามที่จะ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ไม่คุ้มไม่ได้那么这个修行的过程就像我们种花一样，一个小种子你种下去了，你想让它不长出来都不可能，它会拼命的种出来，然后开。 结果，就觉得给大家信心啊。然后孙哲刚才又提了一句啊，大家可以有很好的榜样，就是我们这些这么多的义工法工们，他们都是动物偿的老学员啊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他们是精神的，就是说他们可以从早干到晚不累，我们在这用功坐一会儿就累。了。 清醒一会儿就累，一定要让自己精神起来。就是说，学习正中禅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累，他的工他在工作中是最棒的，他在学习中是最棒的，啊，他在寺院里也是最棒的，因为他很精神，从早到晚啊都跟觉醒在一起，没有跟自己的烦恼念头整天纠结在一起，所以他不累。 นาะวันนี้ก็คงพอสมควรเกิวลาคำพูดที่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มั่นใจ พูดไม่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 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แปลคำพูดสิ่งที่ได้ฟังเป็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ด้วย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เนาะทำให้กันไม่ได้ เราต้องแปลคำพูดแปลคำเทศนะมาเป็น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ให้ได้ให้เกิดผลให้ได้ด้วยตั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 自己要去老老实实的去实践。啊。如果佛陀讲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了每一个人的话，佛陀他老人家就不涅槃，就在这里把我们每个都救算了。啊。同样举出来一个地图给大家，大家要去实践，你实践了才知道。接着说，实践以后。 发现越修，这个心越柔软；啊，越修这个心越谦卑。大家要记住哦，越修越柔软，越修越谦卑，越修越有精神，越修越有智慧。啊，这是每一个斗钟禅的行者啊展现给大家的是这些东西。 那么啊，今天是第三天，啊，刚才尊者说给大家信心，很多人在第三天就会轻松自在，因为前两天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那么啊，尊者说，希望在第三天，大家都能够心中充满光明，好好用功。